到禅堂里向来参加禅期活动的，总的来说都是小佛的。这个小佛是不分先后的。 也一定会有先有后，先发心消佛的，也即也不一定就能够先成佛；后发心消佛的，也不一定说是我就后成佛。这就看我们消佛的人。 讲究一个用功办道，还是精进，还是懈怠？释迦牟尼佛精进，比弥勒菩萨成佛呢，要超前好几节这就是一个例子啊，同时发心的。 一直到现在，产期十个产期，打十个产期啊，已经接近到尾声了。还有人来参加，这是一件好事情。 大家十方同聚会，共借这一个圣缘，啊这个因缘是不可思议的，啊，而且我们种的这个因，借的这个因缘呢，这是真正的殊胜因缘，殊胜到什么程度？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参加竞选大总统啊，我们是参加选佛的。 啊，这个姻缘殊生不殊生呢？那是太殊生了啊！选福道场就选福，福道长远，对中下根人来讲，不能够一步就能够达到。 不能一步达到怎么办呢？啊，一步一步的，啊，我们常说的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做一点实事，而不是在禅堂里想坐在这儿讲开始你就讲我就听，啊，那讲讲听听有什么用呢？没用。 对用工人来讲，突然增加妄想，说的再好也没有用，而天说掉下来都没得用的，说了也不做，有什么用啊？从凡夫到成佛，啊，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我们拿一个事件上的，啊，造房子来说，造小房子容易啊，造个三杆小房子，那个几天就造起来了。如果说你要造一个高楼大厦，造着几百层、几百米高，那么个伟大的建筑，一天建不起来啊。 两天也建不起来。世界上大的工程，还有的跨世纪的，那就不是一代人能够建的，要经过几代人来建成功的。那我们想成佛，这一辈子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佛成到呢？ 那也是个工程啊，从凡夫地一直到成佛，啊，这是一个伟大又伟大的一个工程。啊，你看这个工程怎么办？造一间房子，那个大的工程。 也要有工，也有设计师来设计这个房子怎么建呢？建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材料？啊，想建一个房子，先要把这个地方找好。要选个地方，不能随便建，建在沙滩上是建不好的。 这个房子必须要基础牢固，无论你造什么房子，这个基础不牢固，这个房子呢等于白建。选好的地址，打这个基础，啊，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啊，呃，设计呀。 施工啊，选用材料啊，哎，内外的装修啊，把这个房子建好了以后，才能够投入使用。你看这个世间法，尚且如此，你不按不是按这个规这个规范去做呢，这个房子就建不好。 而我们今天消佛的人，从凡夫地想要成佛，这也是一个工程。这个工程，任何世间工程不能够相比拟的。说是世间这个建一个工程，要选一个地方。 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建这个从凡夫的道成佛，要不要选一个地方啊？如果不选一个地方，啊，为什么事情我们要建个禅堂呢？为什么事情大家都要在禅家禅到禅堂里向来参加禅期活动呢？ 选一个禅堂，这也是一个选址问题。造房子嘛，呃，必须要选这个地址。如果说过去来讲风水，那个讲究更多了。啊，选这个地址，造什么房子，选什么地址。我要造。 啊，万丈高楼，那你这个地址必须要选择坚固，不然它就承受不了。就像我们像萧何修用功办道一样，禅堂固然是一个道场，选这个地址，选副道场。除了禅堂以外，啊，那个道场很多啊。 住山住洞，也能够成佛作祖。啊，闭关住茅棚也能够成佛作祖。那就是任人去选择的，所以用功办道也要选呐，选这个地址。 <clears throat> 包括释迦牟尼佛出世，啊，你看看上升斗帅。 那是讲中道的，下降王宫那也是讲中道的，出家成道啊，做菩提树下，那都讲中道，都是选的地址啊，那个地址选的都是非常好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坛经三百余会，那个地方呢都是非常殊胜的。到了释迦牟尼佛入灭度以后，你看看八万四千舍利流散于娑婆世界，这个八万四千舍利建八万四千塔，那个小宝塔呀，啊，无欲王。 收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全部收得来，在我们南阳佛塔，建八万四千塔。那个塔呢，就像现在在宁波鹅玉王寺那个舍利塔，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塔，嗯，大约有啊二三十公分那么高，是七宝泥做的。 刘善与娑婆，那个阿月王请基托摩斯，那个夜色大欧罗汉，啊，一手遮天遮日月，手心放八万四千道光明这个所照的地方呢，都是八吉祥六属圣地，啊，那一个鬼神捧一个宝塔。 一个鬼神捧一个宝塔，按照这个光明所照的那个地方，把这个宝塔呢，哎，葬在底下。有因缘就出世。我们中国有十九颗，五岳王寺呢那一颗呢，那是有因缘出世的所以在过去有很多人呢，就是拜舍利，掏舍利丹。 选址啊，就是咱现在的话，那就是封建迷信的。这看风水，看相看面。虽不然讲，虽然不讲看风水，我看任何人建一个房子，他就把这个位置呢都要选着选着讲究讲究，还是朝南，还是朝北，还是朝东朝西。 要选这个地址。我们用工办道也要选址。你看过去的“天下名山僧占多”，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人界地灵，个地灵人界啊，这两者的关系。 <coughs> 难道说我们现在？ 作为一个凡夫，想消佛，想修道，想成佛作祖，想了生死，办这么一件事情，不要选个地址吗？啊，那么看来高门寺这个禅堂，啊，如果说是很多很多的道场都参加些这个选。 这港木寺现在就重选了，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呃禅期活动。地址选好了，仅仅或是地址选好了，那房子还没造呢，根基还没有呢。如果说我们今天说是禅堂是个选佛道场，这个选佛道场怎么选法的呢？ 不是拼口这么说说就能选的，啊，这拼凭说着就就选佛啊？怎么选法子？嗯，所以要打这个基础，啊，这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万丈高楼从地起，讲究这个基础，基础是什么？ 在我们用功的人、办道的人、想了生死的人，哎，这个基础是什么？啊，这个基础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基础基础啊，挖地啊，打桩啊，那是世间法。我们今天是修的是出世间法，成佛的大法。啊，你看这个基础。 怎么做？怎么样子把这个基础打到打的是万无一失又牢固？你看看这个基础怎么打出来？打在什么地方？最为恰当，最为可靠。那照道理说呢，这就不要我讲，大家也会晓得的。 卓性还有个把人还不晓得的，我不妨就给大家点出来。这个基础在什么地方？这个基础就在当人一念心，这个心就是地，讲究心地。这个地不是指那一块地呀，那三亩地、五亩地那一块地啊，是大地。 啊，以大地为基础，你看这个牢固不牢固啊？啊，要说世界上的那些个高楼大厦，它都不能够离开大地，而我们今天用功办道的人，想成佛，想打这个基础，这个基础打在什么地方？啊，就在打在我们当人一念心。 千万不要把这个基础弄错了哇！你找错这基础，打在沙滩搞的去，那是不能建楼、不能建房子的。那这个道理很浅显呐。修道、修道，都是修这个心，而不是修的这个身，身是无常的。 啊，身有种种过患，心是常住的，心是不生不灭的，啊，心像大地一样，不但是牢固，而且有种种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尽。如果用功的人，你找不到这个基础。 你这个小佛怎么消法？它啊，没有落脚点，落在什么地方呢？以心地为基础啊，修这个心地法门。十方诸佛、诸大菩萨、历代祖师、一些善知识，他是都是在这个地方修的。 都以这个地方为基础的，而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常说的，啊，无次法门以无相为体，以无念为宗，以无住为本。啊，你不要看这几句话老生常谈呐，这是漏祖大师说的，过来人的语言。 啊！你在任何地方，只要是伏地大乘法门，你去体验体验，它都一致的，都是一鼻孔出气。心有相没得相啊，没得相啊。一切唯心造嘛，一切唯心造，那就是提起的用。 那么这个无相之体怎么样的能够取得呢？那就是以无念为因果的，啊，因果为宗，无住为本。实际上，我们这个心呢，本身就是无住的。所以《金刚经》中讲：“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就还这个心的本来面目。” 心的本来面目本身就是无助的，啊，不住舍生相为处法，一切法都不住，不住也不住，啊，这是这确实心质体。这个心质体不是说佛有的，我们一切众生都有的，人人具足，各个现成。 如果说说起佛法来，你说这佛法，哎呀，这个佛法，你这是从讲的什么地方去了？还是经中的，还是教理上的？不是的，都在我们当人一念心呐。所以过去的祖师讲：“道远非远，性海非遥，但向急求，莫从他迷。 你记不得，得意非真，这个都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啊，这个出发心的人呢，虽然天天讲，天天讲，出发心的人未必就能够把这个道理领会的那么透彻，那么正确。啊，还要有一段。 有一段过程， <clears throat> 基础有了，这个道理晓得啦啊！这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这个道理晓得的。道理仅仅乎是道理啊，那还不是个现实的东西，这不现实啊。 就像我们造房子一样，哦，基础打好了，基础打好了就是我们搞么事建宝塔啊，呃，从打桩啊一直做做做做做做到正负零，嗯，这个呢从正负零以上开始建宝塔，一层一层朝上建，啊，就像我们这个修行用功半道一样啊，也是一层像造宝塔一样一层一层的。 有等级的，啊，有始有终，有先有后，像造宝塔一样，先建第一层，啊，再建第二层，啊，第三层，一直到七层、八层、九层，啊，这么一层一层的建下来。我们这个用功也要有位次 啊，小乘有四国，啊，大乘呢，呃，有四十二位，那不是一步一步的像，像爬楼梯一样吗？一步一步朝上爬的吗？不能够一帆烂烂胜。那么这个宝塔是一层层的建。 该用钢材的用钢材，该用水泥的用水泥，该用木料的木料，还不行。啊，钢材、水泥、木料就能够建成宝塔呀？还要人，不，这人还不行的。所以呢，叫做因缘所生法。啊，有了人，有了材料，还要技术。 没有人给他设计，你这个宝塔是建不好的。我们修行用功办道，同样是这个道理。假设我们用功，没有人给我们设计，没有人给我们指导，我们这个修行这条道路自己能够会走吗？是不会走的，啊。 整个的佛法八万四千的法门，这个总设计师谁是总设计师呢？那就是佛，佛就是总设计师。你看看种种法门、种种修行的道理，佛都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啊，不是给我们设计好了的吗？ 关键就是要我们的依教奉行，我们不照着办，那是没有办法的，那成不了佛的，啊，那差一点都不行。你说我搞工程建设，搞这个物质文明，搞一个大的建筑，没有设计师给你设计，你能建吗？ 设计好了没有施工单位，你能够建吗？这就告诉我们，修行用功办道道理是一个样子的，同样是一个工程。啊，我们把我们这个从凡夫地一直修到成佛，作为一个伟大的工程。世界上造一个房子，刚刚我们说的。 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啊！像愚公移山啊，那还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而我们今天搞这么大的工程，从凡夫要想成佛，这个不得了啊！那个做的事儿太多了，什么漏度万恨呐，啊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呐。 学习种种法门呐，哦，这个事儿太多了，不要把这个事想的那么太简单， <clears throat> 啊，要发心，要发菩提心，这是发我们这个觉悟心。 觉悟心有了以后呢，还要发菩萨心。菩萨心就是自利利他，啊，行菩萨道，广度一切众生。还要发愿心。这件事我一世办不好，我来世再来呀，啊，生生世世去办这件事啊，但但能够生生世世不退。 就是佛该决定可期，佛不打妄语的。啊，昨天我们是讲的佛地三十二相那个广长舌相，三世不打妄语，那个鼻舌头呢能够点到舌，能够舔到这个鼻子尖儿的。啊，我说这个舌头我舔不到舌鼻鼻子尖儿的，不像你们舔到舔不到，啊，啊。 佛的那个舌头伸出来，上边能够舔到发际，两边能够舔到耳朵。你看，多声多节不打妄语的，佛既不打妄语，佛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八万四千法门，那都是真实语。所以，修道修道，小佛小佛。 贵在建立信心，这个信心呢是非常宝贵的。信是一切修道之源，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这些个佛言祖语，对我们用功的人，时时刻刻的拿来。 用用是很有好处的， <clears throat> 否则呢，我们一天到晚就空过了，啊，空过啊！你看看，讲一个事件法要建一个房子，你看要忙多少人呐？啊，抬砖的、运瓦的、搬木头的，啊，这个忙的不得了啊！ 那是搞一个工程，还是世间法，还是生灭法？我们今天搞这个工程，你看看我们忙什么呢？你说我们现在都忙什么？我们都打气手也不提，肩也不挑，一天到晚甩膀子，甩大甩大袖子。 如果说我们这样的一种行动，如果在心地上是也不用功，啊，这就说不去说不过去了，啊，人家烧饭的，一天到晚淘米烧饭，啊，烧火的啊烧火，啊，烧水的烧水，各执其事，都在尽心尽力的做我们的外户人。 你要辜负了天下人，天下人成就我们在禅堂里向打击用功办道，指望我们成佛呢，指望我们开悟呢，指望我们了生死呢？为什么呢？他也沾光哎，啊，那么人家这个护法护法，我们也白护啊，哎，到底？ 不能够说是各个成佛，各个开悟嘛。哪怕有一个能开悟，那人家护法的人也感觉到欣慰的。不但是人间性也护法，护法龙天也护我们这法呢。啊，如果我们用功办道，我们这一心心念念想成佛，啊，一天到晚参念佛是谁，一心得力，说是委托都不护法。 那还得了吗？那如果你要不用功办道，他怎么护你这个法呀？护法护法要有法可护呢。护法的人都辛辛苦苦的，各执各事。说我们在禅堂里向，什么事都不做，那就果在心地上再不用功。 这是不能交代的，啊，哎，啊，我们说的这么大的工程，确实也不要我们，呃搬拆运水啊，搬砖运瓦啊，做什么事情，就在新地上用，基础基础做好了。 地方选到了，就要建房子了。依法修行，就这么个道理。至于禅堂里想讲讲说说，那是为初发性的人，啊，嗯，随便说说的，随便说说的，啊，作为助道因缘。 而真正用功的人呢？真正用功的人走你的道路，不要起这些个分别心，那是禅堂的真正的宗旨啊！既然用功了，也不要胡思乱想嘛。听到哪个人讲一句话，他在那就想了啊，是对的，是不对的，啊，都容易犯这些毛病。 啊，不是过去有这么有这么一件事情吗？一个人，一个人想从甲地到乙地，就是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走这么一段路。这段路的当中呢，有一架桥。 走着走着走着呢，他就走到桥上来了。走路的人是借这条路给你从此到彼，从此难到彼难，经过而已，而这不是住的地方。而这个人呢，走到桥上呢，哎，他的妄想就来了。哎，他说这这个这不是还有个桥，说这个桥。 谁造的？啊，哪一年造的？花了多少钱呢？谁设计的？什么材料建的？嗯，而这个材料啊，出在什么地方？啊，他就在那个地方呢，在那个地方。他不走了，他研究这个桥研究起来了。 就是我们用功的人一样啊，用功的人呢，你在这条道路上，这条道路上找到了笔直的这个条条大路通长呢这个笔直的大路要一直走下去，才能够从此难到彼难。你在路上听到人家讲三讲四，讲这讲长讲短，你就分别起来，不用功。 怎么能够达到目的地呢？就像这个问桥一样，啊，岂不是徒劳、增加妄想吗？直行式道场啊，啊，一直朝下走。从我们昨天讲学道的人。 包括我们参禅的人，总的目的呢都是消佛的，啊，也要晓得什么叫做佛。我们现在是人呐，啊，佛有佛身，有佛心，也有佛的住处，啊。 我们都要晓得一点呢，不然的话，每每的就犯一个什么毛病呢？一犯烂象，就是我开悟了，我成佛了，你那成什么佛啊成个豆腐，啊，有三十二相吗？没有，有八十种好吗？你们大家自己照着照着照着镜子看看，你看你哪一项好？啊，嗯，福地功德多呢。 嗯，福功德不可量啊！啊，大海中水可引进，众生心念可数之，虚空可量，风可息，无能尽说佛功德。佛的功德，那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啊！上界不是等觉菩萨的境界。 何况我是凡夫呢？啊，舍利弗聪明不聪明啊？智慧第一的，那个《法华经》把个舍利弗比的一个钱都不值的，啊，想彻服的智慧，舍利弗尚且不能，我们这些凡夫怎么能够呢？信仰啊，信心，信心嘛，这就讲到信心的啦。 啊，不是说这个佛教面前我们要想信佛，我要先要看看这个佛是什么样子，我才相信的。要想生西方，说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那你带我去看看，我看看真好，我就我就我就念佛求生西，不好我就不去，有这个道理吗？啊，宗教是讲信仰的。 养而信之，福这境界啊，书圣，啊，啊，你比如说，是佛要三十二相，有八十种好，有十力，有四无所谓有十八不共法，福这工作这多的不得了，啊，不可胜数的。 就不讲这些个功的，讲佛的名字，佛的名字不是一个名字，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佛的名字多呢，释迦牟尼是佛的别号，佛的通号呢，那就是十号。照道理讲，佛有无量功德。 有无量功德，就应该有无量的号、名号、圣号啊。通常呢，就讲这个如来有十号：如来应供正偏知、名恨众善事世间血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就讲这么一点如来的十号有这么多的功德，我们自己衡量衡量看，我们这个十号当中哪一号跟你相应，能够对得上号，一号都对不上啊。嗯，如来如来有三身。 有法身如来，有应身如来，有报身如来。这个法报化，啊，说应身一样，这个三身。那什么叫做如来呢？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像《金刚经》中说的，这叫做如来。 啊，这叫什么如来？这叫做法身如来。法身从哪儿来呀？无所从来，没有一个来处。为什么讲没有一个来处呢？它本来就有的嘛。啊，一无所去啊，到哪里去啊？法身，所谓这法身是了法界以为身。 到哪儿去呢？啊，像那个永嘉大师见六祖一样，啊，你说你怎么这么一哈就要跑了？那反太束缚呢？他说我没有动啊。嗯，哪有什么快？哪有什么快不快呢？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是命如来。那是法身如来。 那么，什么叫做报身如来呢？报身是果报身，啊，福地报身，有自受用报身，有他受用报身。报身怎么讲？什么叫做报身？这个报身怎么得来的？啊，一一时相。 正角而来，一是像这个体，啊，这个体呢就是一实相，啊，就是中道的离体，正角而来，这个中教这个一实相的正角的这个离体，怎么样的正得呢？那个离体呢，那是本角。 啊，正角而来呢，那是从实角到实角之中，这个叫做报身如来。一说随缘应化，那个叫做应身如来。福有三身如来，这叫如来。啊，我们虽然也具足三身，但是我们这个三身呢，是理具足的。 不得其受用。你说我们现在有往来相啊，不是往来相吗？嗯，从南京来的，从上海来的，从哪儿来的，他就有往来相。一天到晚有往来相，明天我走了，后天我又走了，这不都是往来相吗？啊，如来是没有这个往来相的，不来而来，这是如来的一号啊，应供。 应供的就是应人天供养的世间人，我们做过消佛的人啊，要想培福报、种善根，那没有三宝住世间，那你是不能够完成的。到哪去培福去？啊！ 所以呢，佛呢三宝常住是常住世间，世间牟尼佛教的宾头罗尊者，常住世间，接受人田的供养，为人田做福田啊。所以我们这个僧宝这叫福田僧。你看我们这个禅堂打七，人家也来供养僧宝呢，供僧啊，禅期供众啊。 三界共同做什么东西呢？人家求福报的，啊，那我们要用功，我们就是福天僧；报那个用功，我们就背饭债，啊，福是三界大师，啊，迎受三界的供养，这是为我应供，啊，那么如来的十号。 那个意义还多呢，啊，应该说我们一天到晚，呃，这个做早晚功课都练的《如来应供正偏知》吗？如来的时候吗？ <clears throat> 啊，正片知，什么叫做正片知呢？如来的智慧，那是正智慧。我们的智慧呢？我们什么叫智慧？我们这个一天到晚就是胡思乱想。 看到一切法都是众生法，佛的智慧，佛看到一切法，看一切众生的都是佛，啊，这叫做正片之这事我们是不能够做到的，因为我们不是佛，我们还没有成佛呢。 名恨住名呢，就是三名，过去、现在、未来，佛都晓得的。啊，你说是三心不可得，啊，啊过去心不可得啊佛过去也晓得，现在也晓得，未来也晓得，这都可得嘛。啊，你们怎么会呀？怎么会法的呢？可得与不可得是一而不是二，这就是佛法。 不二法门，名恨恨是什么东西呢？恨就是行为，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这就是恨。而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身口意呢，都是随妄想的，不能够随智慧，所以它不能成为佛。啊，佛有这一个德。 就有这一个号，这个十号善事，哎，你看我们死能够好死吧？啊，死了到什么地方去？自己能够做得主吗？佛成为善事啊，啊，辐射去的地方，啊。 如果称为果，那是菩提；称为果果，那就入涅槃，那是无生无灭的地方。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出生入死，头出头没，驴抬马腹受六道轮回，能够成为善事吗？嗯，不能成为善事。善事就是好死，说白了就是好死，啊。 哪个有把握说说我临病终时，我肯定是预知时知的，啊，坐错立亡的，啊，一点没有病苦的，一点也不颠倒的，啊，你就是做到这一点，也不能够成为善事，能够成为善事吗？啊。 这个打击呀，打到现在了， <clears throat> 大家都是小伙子，还有一些初发心的，啊，还有一些初发，还有一些呢，刚刚来参加打禅期的，啊，那个禅期里向的讲话呢，也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朝前走的，而不能说今天来一个人参加打禅期，我们再从头讲念佛是谁，讲起疫情，那个也不相依啊。 啊，所以高门寺每一年打十个禅期希望想参加这个禅期活动的人，啊，安排自己的时间，早一点来，有始有终的，就像念书一样啊啊，你这个必须要有始有终啊，不能半途而废呀，啊，作为一种书圣因缘、书圣功的，把这个棋打好。 啊，我们也不大愿意呢，就有些人呢，哎，马上七要打了了这个都要要又到春节要到了，我这还有师傅呢，我这还有俗家呢，都想去那个人呢，人看了现在还是没离开禅堂，那个心老早飞出来，心不在禅，心不在焉的，嗯。 那我这个不是这打这个十个鸡辛辛苦苦的，那不是全功尽弃吗？嗯，希望大家呢有始有终，把这个时期打得圆满的。说错了，打元旦，大家伙进来。